第十八课：科技与世界。一、听力。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判断对错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。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 一先生，您把收件人和寄件人的地址填反了，这儿应该填您自己的地址。我再给您一张单子，您重新填一下吧。地址填错地方了。二。 姐，咱们弄错方向了，去西边的公共汽车应该过马路去那边坐。正好前边有个天桥，我们从那儿过马路吧。他们要坐地铁。三，由于冷空气南下。 我省明天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，有些地方还会有小到中雨，交通会受到一定影响。听众朋友们出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明天中午有大雪。四。 遇到危险时，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你应该想办法向别人求助，但在这之前，你必须先让自己冷静下来。遇到危险时要冷静。五，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。 它有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长，人们把它叫做母亲河。从地图上看，它就像一个大大的“几”字。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。